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九十四集。热辣的脱衣舞过后，刀疤男终于动了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没有拉舞台上几乎是全光的妖娘，而是拉了上至五中领舞的雨妖族。 穿着白色舞衣的羽妖族领舞吓了一跳，本能挣扎，但是被刀疤男一把扛在肩上，大摇大摆往楼上而去。这种地方，一楼、二楼是半开放的大厅，楼上全是房间。这些房间用来做什么，不言而喻。楼里的妖娘们看到刀疤男那张脸，没人敢拦他。大厅中只能听到羽妖族微弱的挣扎声，以及那些魔族放肆的哄笑声。 刀疤男的属下们哈哈大笑，在后面开着一些不干不净的玩笑。等刀疤男走后，他们也不再憋着，各自找中意的女子。刀疤男和羽妖族的声音消失在楼梯上后，大厅才重回秩序，慢慢恢复说话声。在一楼跑堂的两个小妖娘不由凑在一起低声抱怨：“最讨厌接待这些魔族了，说话流里流气，下手还没个轻重。” 上次彩月姐姐接了位魔族客人，后面三天都没下来床。我去看的时候，身上全是伤。可不是嘛，有他们在，我连过去送茶水都提心吊胆。还是仙族的客人好，出手阔绰，人也好说话，比魔族和妖族的男人正经多了。要真是正经，怎么会出现在我们楼里？ <laughs> 我看啊。 你是被外面的画本子看坏了脑子，成天想着那些清冷仙尊。你也不想想，若真是仙界高位尊者，怎么会来烟花之地？就算来了，他们为了名声也不会带你走，都不过是假正经罢了。谁说的？我看刚刚包厢里的客人就很正色，都没有叫姐妹作陪，长得还极好看，比那些画本子里的插画好看多了。 真的假的？哪号包厢？一会儿我也去看看。小妖娘嬉笑着推开同伴，打闹道：“ <laughs> 你还说你不喜欢，分明你也爱看那些高冷仙人。哎呀，大家都一样，本能追随干净又发光的人。妖族喜欢仙君，魔族喜欢仙女。 <laughs> 哎，你没看到刚刚那个魔族啊？看着吓死人了。” 最后还不是挑了最像仙女的一个雨呀哎呦！客客官，两个妖娘抱着盘子打闹，没有注意路，险些撞到一个人身上。小妖娘吓得不轻，赶紧回头，发现竟然正是他们刚才提起过的仙人林清霄拉着洛寒避开他们，微微颔首。结果，两个小妖娘一下子看到这样两张脸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 懵懵懂懂让开路，洛寒对其中一个妖娘安抚般的笑了笑，林青霄低声说：“多谢。”随后他就握着洛寒离开，连头都没有回。等他们走远后，两个小妖娘脸颊发红，激动的快要跳起来。“啊，是他们吗？那个仙子还对我笑了！天哪，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么漂亮的仙人！”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仙族？肯定是啊，看长相，看气质，都是。洛寒和林青霄从包厢中出来，一路走最不引人注目的路线，飞快朝刀疤男离开的方向追上去。洛寒上楼时，悄悄问身边的林青霄：“这个刀疤男看着不好下手，我们若是盯着他，会不会错失其他人？”魔族抢攻非常严重，真正重要的情报。 首领是不会告诉下面人的，他知道的消息最多。其他几个魔族虽然人数多，但是知道的消息加起来都不如他，没必要盯着，专注这一个就够了。好，他们两人说着话，已经走上楼。甫一上楼，一股独特的逆向扑面而来，充满了醉生梦死的堕落感。这种味道不仅仅是熏香。 里面还混合着男女交合的味道。他们只是落后了一会儿，没想到上楼就找不到对方人了。洛寒有些慌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他去哪儿了？”林清霄站在楼梯口，短暂地辨认了一下方向，随后肯定地指向一条路：“这里。”他们两个人顺着走廊追上来，果然，前面很快就看到一个黑色的魔族身影。 他臂膀间挂着一个纤弱的羽妖，看着弱不堪怜，身子都忍不住轻轻发抖。还没进屋，那个魔族就按捺不及了，在走廊上就公然撕开羽妖的衣服。羽妖尖叫一声，哆哆嗦嗦地环住自己肩膀。走廊上来来回回的人见了，忍不住朝他们这里望来。一个老鸨模样的妖娘追上来，陪笑道。 王爷，这个雨妖接客经验少，请您联系。我们虽然是妖族，但毕竟是女子，现在还在走廊上，来来往往许多客人在看。呃，您在这里恐怕不妥。哈！刀疤男嫌弃老鸨唠唠叨叨麻烦，唰的一声抽出刀放在老鸨脖子上，老鸨吓了一跳。 周围的客人也受到惊吓，慌忙夺路而逃。大红的锦带将楼层装点的花团锦簇，到处都挂着五彩琉璃灯，在楼里简直不知时间流逝，今夕何夕。高达五层的楼阁上，第四层走廊上突然生出一阵骚乱，栏杆后许多人跑来跑去，买醉的客人不明所以，都抬头看向那个方向。老鸨吓得不轻。 又是陪笑又是道歉，好容易让刀疤男把弯刀放下。经此一事，老鸨是不敢再劝了，只能给雨妖递来一个眼神，示意他自求多福。暧昧的红晕中，刀疤男隐约看到拐角处闪过一个身影。他多年刀口舔血，在生死之间积累出狼一样的直觉。现在直觉告诉他，拐角后面的人有问题。 刀疤男收了刀，但是并没有归鞘，而是眯着眼睛，慢慢往拐角后走去。廊柱后，林青霄和洛寒靠在墙上。洛寒听到脚步声渐渐逼近，手不知不觉握紧。他们现在在四楼，中间是环形的舞台大厅，上面是五楼来往的客人，处处都是眼睛，即便想飞到楼上藏起来都不行。 现在他们没戴面具，而对方步步逼近，一旦对方走过来，他们两人会被认个正着，说不定还会暴露计划。洛寒已经准备好正面对战，林青霄看了看后面的房间，突然环住洛寒肩膀，抱着他推门而入，一面一拳就将门无声合上。这是个已经开好的房间，红幔低垂。 空气中悠悠漂浮着合欢香的味道，洛寒吓了一跳，慌忙指向背后的位置：“里面有人。”只能说妖族的合欢香效果真好，里面的恩客和妖娘已经力竭睡着了。林清霄手指轻轻弹动，灵力穿过，将屋里的一重重帷幔放下。床前最厚重的帷幔垂到地上，只要不站近了看，从外面是看不清床帐里面的情况的。 而这时，刀疤男已经站到了走廊上，他看到拐角后没人，十分惊讶，在这一带来来回回检查了好几遍。洛寒躲在屋里，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喘。想来刚才林青霄是听到背后的屋子里没声音，才大胆冒险的。他也赌对了，这间屋子里的主人公已经睡着。林青霄身法轻盈，落地无声，果然一丁点都没有惊动主人公。 洛寒躲在满是合欢香的屋子里，背后是刚刚结束战斗的一对陌生男女，外面是正在搜寻他们的魔族，而眼前是林青霄绝艳出尘的一张脸。他的呼吸都不觉停滞了。这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慢慢又停在他们这间房前。林青霄察觉不对，立刻将洛寒按倒在背后的桌案上。 随后，他拔出头上玉簪，长发如瀑布般滑落肩膀，将洛寒和他的半张脸遮住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窗户传来吱呀一声，刀疤男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鹰隼一样的眼睛从室内扫过。洛寒仰面倒在桌子上，已经完全失去了反应。林青霄的脸离他很近。 林清霄为了让头发将洛寒的面容遮住，只能尽量下压，两人鼻尖几乎相抵。洛涵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清冷美人长发未挽，带着清香垂在他脸上，而美人的脸和他几乎相贴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呼吸交颈。洛寒亲眼看到林清霄的耳朵也红了，他视线游移一下。 不好意思，再盯着他，而是瞥过眼睛盯着洛寒耳垂。他的嘴唇动了，用唇语无声地告诉他：“多有冒犯，请暂且忍耐一下。”刀疤男推开窗户，浓郁的合欢香扑面而来。看这个程度，不像是刚刚点燃。刀疤男的视线在屋里搜寻了一会儿，因为窗缝的缘故，他看的并不完全。 只能看到屋内一片狼藉，家具倒了一地。隔了一道帷幔的地方，一个男子正把一个女子按在桌上，姿态亲密又充满掌控欲，衣袂微移及地，看样子战况正激烈。长发散乱，连脸都看不清，还隔着一道帷幔，那两人的身影模模糊糊的，但是光看背影也能看出来，这个男子十分年轻。刀疤男了然。 原来是年轻人，难怪行事如此粗暴，把屋子砸成这样不说，连床榻都等不及，竟然直接在桌子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